锵锵三人行，广美啊，这个两百年没见到咱们子东老师了啊！一见到之后，你鼓掌干嘛？欢迎他，我多想念他呀！哎呦，他是真的，一见徐老师就是徐老师，你瘦了， <laughs> 好瘦哦！”你原来知道他是胖成什么样？他一直就这样啊？没有，他真的好瘦，你观察一下他的那个颈部的这个地方，就知道他真的瘦很多。这徐老师为什么受什么挫挫挫挫败啊？呃，没，没什么，没什么。嗯。 还你看他都不肯说，我们俩同一天生日，得的病都是一个病， <laughs> 都是都是心脏，是吧？所以徐老师为了这个这个干嘛？你知道吗？健康的问题。哎，所以伤心伤心。减重。我才叫伤心呢！我这心脏破了一个洞啊，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不敢搞感情了，那就是伤透了心呢，那人，你你不是被人伤透了心，你们是被烟伤透了心。没错，这得跟大家宣传一下，香港医生说的，说这个抽烟这血管硬化吧，硬化之后就坏死。 坏死，你知道会造成什么？这个心脏啊，从这个血呀，从这个房子蹦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啊，我这不是穿了一个眼儿吗？叫叫瓣膜回流，就攻一下，呼攻一下，呼又回来一点儿。挺有意思。那你现在还抽烟？啊，这我现在戒烟嘛，戒就是出去不带烟。他戒别人，他就是烟抽，对，只抽伸手牌。嗯，其实这样已经他一天抽自己的烟只抽一根，哎，别人的烟就。 不限量了，已经好很多了。所以你看，我们两个同命相连啊！你看我们窦娥冤呢有艺术细胞，您还有窦唯，对，其实大家应该叫过窦唯二号。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年代都是一个喧嚣的年代，那种商业包装的年代。你比如窦唯自己在一个角落里自己搞他的音乐，那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可是实际上啊，我觉得挺好听的。窦唯有很多音乐，我在车上就听啊。 有有他自己的这个调调，你知道吗？不过我为什么扯起窦唯呢？我说有一回看杂志上有人采访窦唯，窦唯就说这个年代啊，说这个年代啊，连这个爱情啊都变质了，对吗？我呢，作为他的本家，最近在新闻上找到了物证，这就是爱情变质，桃花运呢，这个桃花都能是假的，你你知道吗？在陕西铜川的一个地方。 就跟日本有这个樱花节嘛，嗯，最近闹樱花节，最近他官方当然他出面向游客们道歉，这个咱们就应该谅解人家，反正就这么回事就是说桃花啊，这个气候啊晚了一个星期开花，啊，但是游客呢五千多已经来了，所以说当地的就怎么办呢？说我们为了烘托气氛呢，把那个桃树上都绑上了假桃花， <laughs> 就绑。 放假桃花，全是，然后旁边放一个音乐，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你等到花儿都谢了，这花永远都不谢了， <laughs> 假花。所以我说，你看现在的桃花，这是个这个意象啊。现在的桃花就是假桃花，对，塑料玉，对，爱情都是塑料的爱情啊。 这你这有点不公平了。你像桃花、樱花这种花期比较短的花，那真的是这样子啊。那日本，你知道赏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呢，这个每一年可能提前几个月，他就会准确的预测今年的。 三月几号到几号到四月的，时候，他就一周的时间，他会给你一个很准确的预测，所以大家要去看赏樱的时候，他就要集中在那个时候去赏樱。那可能因为我们是办的第一届嘛，对不对？可能还没有做这么准确的预测，所以就是桃花运的时间预测错误 <laughs> 啊，所以测所以搞出来假的。嗯嗯，你们讲假哈，我最近在反省啊，这个对关于打假，我想出了好方法。我们不分析讲现象，不讲原因，我想说，就打假从自己开始。 嗯，我我我现在想出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呃，我我觉得自己哈，嗯，晚上睡觉前，反正你对着你所信仰的东西，不管你是对着十字架啦、佛像啦，嗯，或者是窦文涛的照片， <laughs> 可以啊， <laughs> 或者是你崇拜的，比方说什么艺术家，或者实在不行你照镜子对着自己，就是你的图腾，哎，就是图腾，嗯，想想今天有没有作假，我我昨天晚上就做了，结果我一想。 我一下飞机就作假了，做什么假？呃，这种假叫什么呢？你你看看我该不该作假哈？我机场一出来，上一出租车，嗯，出租车一听我到朝阳公园，他就嫌路近，你知道，在北京是这样吗？朝阳公园这个路是比较近，没错没错，但又不算近距离，没错。所以一上去呢，我就知道他会不高兴。我一上去跟他打招呼了，嗯，我对不起，我这个路比较近，到朝阳公园，嗯，他说也不用对不起了，等一下到外面路口呢。 你人问了，你就说到。嗯嗯，是是是。这样呢，到丽都。对他呢，跑出去的地方，他就拿了一个回条。那个回条呢，那然后呢，他也没问我，就里边人就问他，说到哪儿，那他就带我答了，到大山子。那里面看，我呢，默认了。然后呢，这这就作假。但这种作假叫什么呢？我仔细想了一想，叫善意的谎言。叫不损人利己，也不利己，不损人也不利己。 而且呢，合乎人情之常，对吧？人家司机他排几个小时队，好不容易排到拉你这么一活儿，啊，对吧？但是，但但是我一路在想，我这是错了吗？你觉得我这样的做假错了吗？我每次都这么配合他们说， <laughs> 这真的，我在北京机场每次他都让我这么说，说到丽都。 你知道吗？好，原来你还常常这样，每次都这样啊！因为他这一等，他骂骂咧咧的，你倒霉啊，倒霉啊！我等等几个小时，怎么等着你了？你你怎么办呢？你这我还多给他点钱呢，我是不容易啊，的哥挺辛苦的。那这个这个是我仔细想哈，这个事情其实任何假的东西都伤害别人，其实说不损人哈，嗯，只是不损了眼前这个人。 但是你想，他一多回来，对于其他排队的人，呃，对对对，对，严格说来还是个伤害，但是那个看不见。对，你要胸怀天下的话，这天下不公了。哎，但是呢，个人个人是合情合理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应该要做一个 <clears throat> 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还是不损人利己？不损人利己。那我我的经验是，我凯宾斯基也是在那一带嘛，也是很近。我以前不知道说，我每次说我要去凯宾斯基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哦，不认得路。 <laughs> 他直接告诉我不认得路，然后我问到第五辆车的时候，终于有人跟你说认得路了。然后我说那为什么前面的司机不认得路？那么出名的一家酒店，他他不想带你去而已，太近了嘛。那那是我对于东那个北京的那个地形不不是太理解的情况之下，然后然后他在车上，他非常委婉的告诉我，哎呀，我们很不容易啊，排了几小时的队啊，拉你这么一点点路，这么一点点钱。然后那时候你就知道啊，OK 就。 加钱呗！哎，是是是，呃，这这，你加钱你没作假，但是我总觉得我们这个是一个，我们这是作假吗？你觉得？是啊，当然是作假呀。所以我我觉得哈，我们现在面对的假，一种就是损人利己的假，比较容易辨认。比方说，你奶奶粉里面加三聚氰胺啦，啊，比方说染色馒头啦，那个加的人都知道，我有好处，别人会倒霉。 对，那这种是比较清楚。我们我们上次都讨论，那农民那么朴实的农民，为什么还做这个事情？他为了对得起家里人，他可能为了父亲老父亲生病要钱呐，儿子要读书啊，他有一大套家庭伦理的道德支撑他。所以观音菩萨也不信了，革命道理也不听了，职业道德也不顾了。这种我们大概能够避免，至少我自己我觉得我晚上要要要要忏悔的话，照着镜子对着毛主席，我这种不做。嗯。但是刚才这种，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 比方说，现在有人找你，窦文涛拍广告了。嗯，跟你说一百五十万，哎，这好事儿。哎，不一一百 <laughs> 一百五十万，一百五十万。那你你说行？可最后呢？那张单子上来呢？一百八十万上面写着。那你就问了，那怎么一百八十万呢？那他很简单，那那是国际品牌。嗯。那一百八十万是人家大公司给的钱。嗯。但是我们之所以找你，不找广美，你看我们也很辛苦吧？ 你明白？你这个一百八十万当中有一部分呢，大家心照不宣。假如你不接受，可以，我们给找找别人去了。那这个时候，你你要是拒绝的话，你一百五十万也没有了。这个这种我称之为叫什么叫利人利己的作假。嗯。你看，你你你明白吗？谁都不损害，对不对？你我我做你的经纪人，我得了三十万。 那你得了一百五十万，你要是跟我过不去，那我也不是给你了。碰到这种情况，你作不作假？哎呦，你你说这个这个假呀，很多假已经成了我们的人情世故的一部分，对吧？这个东西就就很难说。但是你要严格来讲，你比方说我们我们书生气来讲，你比方税务局要查，嗯，你签的单是一百八十万的单，可你实际上拿到一百五十万，这个理论上这个是。 这是犯法的。哎，反正我每次打的，真的真的，你要照这么说，那我每次回到北京都作假，不是？而且你知道，我也不知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咱们这个北京机场啊，就是也不光北京机场啊，就是这个国内其他很多机场都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排个队，怎么就弄不成？你要说维持秩序的都有啊。 也有，可是他一定给你弄个里里拉拉，你知道吗？你比如说，拍北北京机场打的这个队啊，他最后也不就弄成什么，非让这个旅客呀，说你你往往往往前走，往前走。 往前走，走出三百多米，你知道吗？你去找一辆一辆车，一个一个去找。我不懂，你比如说在香港，那么就排嘛？嗯，车到了这儿，上一个走，上一个走。为什么在北京机场这儿，他总要弄成这种提这个行李箱？你到后边去找去，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他干嘛要弄成这样？我替他们说说话好吧？我觉得北京这个方法还是好的，他加快速度。嗯。 他把车大量的过来以后，把人成群的放过去，就这样的。你要想，他这样一做的效果是，同时有五个甚至十个人在同时上车。啊，你觉得这较好？对他加快。你要是到上海的那个原来的旧的虹桥机场，嗯，你要是去过你就知道了。他下来车极多，乘客极多，可是他上客极慢。他就是那么一下来飞机下来，非得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上到出租车。 哦，也就是他那个车，我我还每次跟他们提的，我说你们不能想个方法让就是让乘客，因为车极多，啊，那个等的也很长，那方面也很长，我觉得北京这还是好方法。 本来徐老师是在说什么来着？我是讲，我就是讲啊，就是我们社会这个普遍的造假，我们大家都不满意，食尤其是食品造假，对不对？证件造假，我我这两天我自己反省，就是说，连我们自己，我我们算是出来帮社会说话，可是我们自己都在犯这些。就这些东西，要是还有更普遍的是，比方说你住的旅馆，人家开一个餐饮费的单单据，对不对？嗯，之之类的话，这样的东西如果非常普遍的话，是不是我们每 每个人都有责任呢，我我是这么一个问题。你你知道吗？就是我可以给你们这个当众忏悔做检讨，这这咱要咋讲？这这这真是从自己做起，对吧？你你晓得不啦？这个 <laughs> 晓得不啦？旅人在要在过修好了，请好了假，买好了机票，要去你所你广美在那玩的多美啊！意大利你知道吗？嗯，生能被意大利领事馆把我给拒签了。哦，拒签啊？为什么呀？ 因为我报假资料， <laughs> 但是我就跟你讲，这是为什么啊？他这个就我就跟你讲，这个这个假为什么已经成了我们人情世故的一部分，甚至你都无法拒绝，你就进去了。就是呢，我这个这个工作很多时间是在香港，对吗？但是也有一些时间在北京。本来呢，我要去意大利旅游，我应该在香港办这个手续。嗯。可是呢，后来就是说香港那边就是说啊，你得来呃面面面面试一下。 可是那时候我又离开香港了，所以就没法弄，只能在北京办。那么在北京办呢？听说北京办的这个手续啊，比香港就反正更更更更艰难，更反复。于是呢，我就问了我一个开公司的老板的朋友。那当然，我这朋友我得感谢他，还得他他帮忙，对吧？他说：“行，你甭管了，你甭管了，对，帮你办，全全我帮你办，把你护照给我就行了，啊、把把把护照给他，就什什什么都不用管。”结果呢，就他秘书。 给我办，我真得感谢。你看，从私情上讲，我真得感谢人家。人家这个秘书呢，是为了省我的事啊，嗯，不要窦先生麻烦一点点，嗯，什么我都帮你填了，因为他可能平常帮着这个老板朋友的朋友，他们组团一起去意大利，就是这样，一收来都是个秘书帮着办嘛。所以呢，就是说根本就不用我。但是偏巧那时候旅游旺季，意大利这领事馆好不好？好歹不出那个时候，说非得见一次面。 好，那个时候他这个秘书啊，这还想的简单，就说啊，他就是见见你，看见是个人就行了，就是。然后呢，到门口也没给我多说，他也没想到这么复杂，你知道吗？他说你就去，你就说你是我们公司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就我好，我那那我就去吧。 进之后，哎呀，出来意大利领事馆，一，一小伙子长得像个罗马小偷，你知道吗？咋一看就就看见我，我就发现他是不是看见我就满脸不信不信任我是不是像贼呀什么的？他就在窗口就看着我，说那个，看你长得像石家庄小偷， <laughs> 没错没错没错。说那个什么，你去意大利干什么？ <laughs> 这下把我问懵了，是吧？我说我是去呃旅游啊啊。他说你准备去哪几个地方？我犹豫了一下哈啊啊。 去什么地方你自己都闹不清楚是吧？ <laughs> 然后说那个你们公司在哪儿啊？ <laughs> 我哪知道在哪儿？其实我知道，但我不知道那大厦叫什么名儿，你知道吗？我就懵了，我就我我在那儿，在那儿去那那个方向。 然后说，嗯好，又又又就跟跟跟跟你哈哈。然后说你的那个什么，因为开始的秘书就让我拿银行收入什么证明，我就给了他嘛。原来人家本本身的要求是要你每个月，如果你说你是这公司工作的，每个月这个工资啊，然后他他他这么办啊。然后又问我说，你在这个公司你是干什么的呢？我勉勉强记得一个，我艺艺术总监。 <laughs> 他说：“这官听起来也很抽象啊， <laughs> 中文这么好啊？啊，对，那就说说说中文。然后说，那你最近那个在干什么呢？”我说： <laughs> “做《强强三人行》呗，没错，没事我实在不知道该聊什么，因为我完全没准备，你知道吗？我也我也不想撒谎，你知道吗？你就跟他说你不看《强强三人》，我就跟他说不是，我就设法呀，怎么样能不说出假话来，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有个节目叫《强强三人行》。” <laughs> 这招都用上去了。我说这个这个，我主要操作这个节目。他 <laughs> 说这个节目跟你这个公司是什么关系啊？啊我说他有有有点关系。 <laughs> 他希望唤起人家的记忆，人家就这个。最后换他，走人吧。好，而且我觉得这意大利说实在的也挺狠的，你知道吗？按说来，你要不签，你要怀疑我，你把我护照还给我不行吗？他不还。 他一直扣到什么呢？一直扣到我这个机票过期，他才把你的护照发还。你知道吗？这就是造假啊！造假啊！我今天忏悔了。那我教你一个好方法。我希望下次意大利能够能够接受我的这个这个检讨，是吗？我教你一个好方法，但是也是一个也是一个作假的方法，但是真的没办法，因为你知道，申根国家有很多很多国家，意大利、法国还有很多，去法国最容易签。 不是，法国最容易签。我跟你讲，去了法国就去意大利。你下次要去意大利，签什么意大利嘛？你不管要去哪里，你就签法国的。你法国最容易签。为什么我说在咱们中国人里，这些事儿就是人情世故的一部分？咱们不觉得是吗？不觉得。这一个这个，我又不去偷去抢，但是但是呢，对于欧洲人来说。 你要是说谎，咣叽给来个拒签，对，你下次就没戏了。对，你这个人就是拒签啊，而且你这个记录，你在领事馆这种地方，你说的是不符合事实，这他这是其实蛮重的一个事情。哎，那个那个， <laughs> 我接着你讲那个申请那个东西，杨牧知道吧？台湾的一个诗人，嗯，他去申请那个香港的不知道一个什么证件，那个香港那个 <laughs> 那个移民官就问你用广东话他，还没有本人啊，还没就是是哎是本人来吗？ 杨牧就说：“我不是日本人， <laughs> 啊还他婆娘，是是不是？也不 <laughs> 广东话，是不是日本人？ <laughs> 吵起来了，吵起来了！我我就不是日本人。”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咱们就无所逃于假之间，哈。对。 就连广美也在欧洲，你 <laughs> 你也得爆料，你也得爆料。对，那个就是您刚才讲这个事情，我刚才就是让我体会到，就是说在中国人眼中的所谓的人情世故，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在外国人就觉得你这是诚信有问题，而且你是蓄意的。对，而且会留下很坏的记录。对，嗯，我我去年的一个经验呢，我在澳洲，我在悉尼，在呃悉尼，悉尼的机场，嗯，被扣了。 前后两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还被抓进去搜身，那种搜身是那种，他已经告诉你，你可能会引起你的不不安、不安、不舒适的感觉，因为他真的是那种按摩一样，哦，就是连腹股沟啊什么各个地方介介于性骚扰之间了，都。是的，但是她是女士，她说你可以选择在外面或者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那一次，呃，我们也是一大帮人一起到澳洲去旅游，那我为了要。 带我先生体验一下 A 三八零的那个飞机，所以呢，我我我选了一个跟大家都不一样的一个路径，大家全部直飞，我转机，我比较辛苦，但是就是说我可能就停的，我停的点比较多，所以呢，我跟我们大团队呃大那个大部队一起抵达的时间是前后脚二十分钟而已，嗯，但是他们比我们先出去了，我们比较晚。 但是，因为我们带这么多人出去，你一定要带一些现金的。嗯，你信用卡啊，你们的现金超过了，是吧？对，我们带了几万块钱的这个现金在身上，但是澳洲并没有告诉你你不可以带多少现金入境，是没有这个规矩。但是人家说了，你如果带超过一万。 以上的现金的话，你要申报。那时候我就看到这点，我心里想，申报的话不就又得跟他说半天话吗？那我觉得带钱进去，第一我在你国度消费是一件好事。嗯。第二，我又不用替他想理由，你只要看规定。是，但是就我就说用咱们自己的标准是理所当然，没有什么问题的。 而且呢，我还心里想哎，其实我包装的挺好的，应该不会被发现。我还放在一个巧克力盒子里面，看起来像一块金砖的感觉。 <laughs> 结果呢，哎，果不其然，就出境的时候，那个人就说什么都不检查，就你那个袋子要过 X 光，一过，他说你那盒子能拿出来，一打开，全部人一起，我也傻眼，我老公也傻眼，然后那个检查那个人也傻眼，他估计很少看到有人真的会携带这么多现金的。哦好了，好戏多也不好戏就开始了。 他说：“请问你带这些现金是做什么的？”我就开始跟他解释。完，我们带了很多人出来。他说：“人呢？”我说：“都出去了。”他说：“为什么都出去了，就剩你们两个？”他说：“请你把人找出来给我看，你就有理说不清。”然后他就开始跟你要：“你你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你们两个什么关系？”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还没有订婚，也没有结婚，所以就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哎，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你们带那么多钱来干什么？我就重复的讲，重复的讲，但是他不接受，不相信，不，他说除了这些之外，你还有没有钱？他把我身上所有的人民币、港币，就是那种连几块钱，连那种几角，他全部搂出来。他就觉得，因为他已经对你，他觉得你是一个说谎的人，你已经没有诚信可言了。你现在告诉我，你只有这几万美金吗？我不相信，你一定还有。所以他对待你的那种。 他是那个时候，他就会把你看得非常非常的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他有一种道德上的这种蔑视。是是，他对你讲话的那个口气，他用的所有的英文的字眼都是。 你就会觉得有一种深深被侮辱的感觉，但是在那个时候，你是做错事情了。是我当时也是，我对那意大利小偷，不是不是小偷了，在 <laughs> 那个，我在在意大利领事，我就觉得，我说你你凭什么用这种？我你们又凭什么这种眼神看着我呢？当然我是造假了， <laughs> 但是你你，哎，这事怎么说呢？那真的要留下记录的话，以后万一什么上法庭，你做证人，他都可以拿出来来 deny 你的。 亏你。对，嗯，因为你曾经说过谎。这个每天检查一下，五日三省吾身。我们呢？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不是想着说真说假，而是说什么回答对我有利，什么回答对我有害，这个经常。